红气球，听好听的音乐，关心我们的孩子。每个星期天中午，红气球 Josie 与您空中相见。 继续收听《气球》，我是 j o e 是最近的新闻：保姆在台四岁早囡仔，因为早囡仔无听话，保姆就一手给早囡仔滴嘞，一手用烧水甲烫，听起来真正残忍。囡仔总是无捌代志的时阵，大人在照顾的人，若是讲无耐心，就真容易出意外。把囡仔交出去予保姆，那不是家己熟悉，也是讲会使信赖的人，总是袂放心。 安那选择保姆实在是一个真压力的代志。毋知随机边个妈咪朋友感觉是安那呢？咱继续嘛，是来欣赏贝多芬的音乐。 台囡仔新闻一直以来拢有，台湾有，外国嘛有。进前伫咧墨西哥有一个保姆，伊动不动就对一岁半囡仔扇嘴巴、夹骂，甚至甲装有烧水个鼎放伫咧囡仔头顶，互囡仔听甲哇哇大哭。有一摆，即个保姆咧，甲囡仔穿衫个时阵，囡仔伫咧哭，保姆就用伊个拳头啊，为囡仔擦趾片，甲捶落去，结果乌青去互家长发现。 家长伫咧厝内底装针孔摄影机，发现真正保姆虐待囡仔，就告上了法院。一会外囡仔袂晓讲话，伤口作为证明。若是等个囡仔三岁外会使表达，就开始知影讲保姆甲囡仔相处的情况。斗一届啊，就是有听到一个囡仔伊咧讲啊，伊咧问一个婆婆讲：“诶即个婆婆婆婆去对啊，即妈妈咧甲问讲：“你咧想婆婆了？”伊讲：“没有，我不喜欢她。” 妈妈赶快问他说：“为什么囡仔的公他推我？”哎呦，过了好几个月之后呢，记得妈妈在讲样公囡仔口中的婆婆是推我，保姆是囡仔生活当中真重要的照顾者之一。上班族的妈妈需要保姆，不上班的妈妈有当时嘛需要退休，请保姆真正是无容易。每一个人、每一个家庭有无共款的需求和条件，真歹讲像是上好的保姆。 而且保姆的时阵呢，就是发现根据妈妈的直觉是最准确。当妈妈感觉不是真舒服、是心真妥当的人选的时阵，就是爱个继续个脆。 保姆拍摄理想的保姆，当时有钱你也请不到。上惊的就是拄着一块保姆，仗势则家己真有经验，对下新妈咪讲我是保姆，我怎样安那走，叫外行换来。这种呢，有些是没有办法随着时代潮流进步的保姆呢，反而会变成沟通的障碍。 若是讲找熟识亲戚朋友来做保姆，有当时会拄着另外一款问题，就是讲做妈妈的人有寡伊希望做会到诶代志，歹势对熟识的人开口要求，最后呢只好一直忍着，反而变成疙瘩。选择保姆是一件压力真大的代志，若是讲真正使找到信赖的人的时阵，即个压力都全然解除。 宝宝，我要表达保姆到底好不好？有几块肢体的语言会使看出来。有几块保姆真爱囡仔，真爱抱囡仔，真爱让囡仔，算。所以当父母去接囡仔的时阵，囡仔还佫毋甘离开保姆。一款囡仔到保姆家都靠靠几下礼拜拢阿无改善，即嘛是一款指标。把囡仔送去保姆家讲再见，对父母很难。囡仔伫咧内底哭，妈妈伫咧搞哭哭。 一般诶，印象咧，做保姆诶人拢是结婚有囡仔，有带过囡仔经验。家己囡仔个细汉，甲别人囡仔斗阵带大汉，还是讲囡仔已经大汉啦，厝内底无囡仔无聊，所以甲人斗带囡仔。伫咧美国呢，就一个大学生呢，伊拢咧做保姆，一边念书一边打工当保姆，收入也相当的不错。 我即本小说叫做《The Nanny Diaries》豪门保姆日记，台湾的翻译。这本册内后来嘛，改做电影，是两位纽约大学女学生尼可拉斯跟艾玛因到底下作品，因替纽约曼哈顿非常有钱的上等社会家庭当保姆的经验，把它写成了这本讽刺的小说。 台湾人的想法习惯是讲要找有经验的人做保姆。伫美国真侪年轻的女孩一边读书一边做保姆，阿未结婚生囝都以保姆作为工作。一方面是因为薪水真吸引人，另外一方面也晒得到生活经验。年轻少经验的保姆跟年纪大、经验丰富的保姆各有什么好处呢？ 年轻的保姆靠活力、靠活泼，给囡仔生的时阵，也是生个劲疯狂、劲开心。但是呢，年轻的保姆对于做家事啊、煮饭啊，都表现的没有年纪大的保姆好。像年纪大的保姆的忠贞度也比较高。但是呢，对保姆有兴趣的年轻女孩，也都还是蛮喜欢孩子的。所以就有认识的妈妈朋友说，年轻的保姆比妈妈，我当时更靠有耐心。 而且年纪轻的保姆呢，没有家己的囡仔，就没有孩子的负担。每讲拄着囡仔破病爱看医生的问题。第二，台湾请外佣呢，很多外佣的年纪差不多嘛，是伫个育儿的阶段，三十几岁啊？外佣的囡仔八九岁来个台湾，娶别人年纪相当的囡仔，虽然有一寡经验，听起来嘛真感伤。有一寡非常年轻，但是没有孩子，少年就经验，跟年纪长。 进有经验的保姆，真正是各有优缺点。 保姆这两个字对某些人来共听起来可能不太起眼，但是对于一个家庭的女主人来共呢，这是一个相当吃重的帮忙角色。今在好莱坞八卦新闻都是公明星跟保姆交往过密，结果呢影响到他们的婚姻生活，像是足球金童贝克汉马曾经有过安内八卦新闻，够好莱坞帅哥明星。 裘德洛一个保姆交往过密，为婴儿名称叫过个男主人的名称，现在呢诚心悔改的裘德洛改聘欧巴桑型的胖保姆，取代年轻漂亮的保姆来照顾他的小孩。电影推动摇篮的手，马是一个保姆抢老公、残害宝宝的黑色剧情。为怎样？为新闻看到这保姆的故事，可怜看起来也认同，找一个像妈妈一样的年长的保姆。 比较可靠吧。 分享一个消费的讯息给 Techy Mom 科技妈妈，知道的是呢，苹果电脑最近推出了一款新的滑鼠哦，长得很像一个白色的 Sub 塞本，哇，它取代了原来我们的滑鼠是由左右两边按压的，非常恭喜用起来很方便，希望 PC 的系统也能够出一个类似的来让我们使用看看。 暑假就要结束啊！真侪家庭咧准备来一趟最后一次的夏日旅行。这个旅行的时阵，难免会大包小包买规大堆登去处呢。即嘛真侪观光点伫的美国，像迪士尼乐园呢，有提供邮寄送货到家的服务，费用上呢也还算合理。那是讲爱买惊件乖人会使用这个服务。 天气晴朗，心情浮动，希望等待提供的音乐和歌声，会使让大家心情平静下来，清凉一下。好嘞，拜咱港集的时间，就是空中再会。